课文一，在学校，我要去北京旅游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去最好？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。为什么？九月的北京天气不冷也不热。旅游，觉得。 罪。为什么？也？